که هم نام نام خواهد نمیتوانید که هم نام نام نام نام มั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สบายที่ไม่ต้องคิดไม่ต้องหา แต่อาจจะไม่ได้สนอง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ของเราทั้งหมดแล้วก็ปรับตัวนะปรับใจยอมรับความจริงให้มันได้大家试想一下啊，佛陀佛陀他老人家当年呢啊，有没有我们现在睡的啊下面有被子，上面有 有没有这么多人往前、往后、后续？有没有那么香的、热腾腾的饭菜来给我、来给他吃？有没有？布达拉宫的，布达拉宫的每张台，全部放满了。他们靠 Jaguar 呢，即系靠靠诸样，来。 卧在地，来吃草，来，来住在树，他能力比我们大。那佛陀是怎么样的？啊，睡在菩提树下，啊，不管是风吹还是雨打，啊，在泰国的书里面写，啊，佛陀是有一张草席，啊，所以说他去过印度。 发现印度的草席外草席不是很多，不确定当年佛陀下面有没有一条草席。啊，得过五品，得那，得那打，后来就慢慢变三八，哎，得八，得五品，五品，那那成就了。嗯，那佛陀在菩提树下。

那么你会想念那么舒适的他的家，就是皇宫啊，也会很想念他那么贤惠美丽的妻子啊，也会想起他可爱的儿子啊，一样跟我们现在一样啊，在这里隔离完啦啊，汤姆哥哥。 ก็ตามนี้น้ำอุ่นน้ำร้อนก็มีนะสะดวกสบายพอสมควร想起佛陀那时候没有热水可以洗澡。แล้วก็ในการภาวนาพวกเราก็ไม่โดดเดียวนะไม่เหมือน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เหมือนพระเราบอกพอไปคนเดียวเป็นใหญ่

不停的提醒大家。那啊，不ายค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บางคนภาวนาไปก็รู้สึกมันเบาสบายไม่ค่อยคิดแต่มันมีความสุขมีปีติเกิดขึ้น那么跟我们现在一样啊，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说不要看书，不要讲话啊，这些都会帮助你像当年的西达多王子一样找到真理。那มันเป็นธรรมดาเนาะมันเป็นหลักการมันเป็น อย่างหนึ่งนะของการภาวนาแต่เราอย่าไปติดอย่าไปคล้องกับมันที他老人家能做得到，我们也能做得到，因为您也是一个人。นะเรารู้ว่ามันเกิดขึ้นถ้ามีปีติมีความสุขเกิดขึ้นรู้แต่ไม่เข้าไปอยู่นะรู้แล้วก็ผ่านรู้แล้วก็ผ่านก่อนอย่าไปนข้อแวะ 那么过去这四天，所以说大家有很多人出现了法喜。法喜，那些在上班、那些在课业上、那些要吃、要喝、要要睡觉，但到时间了，就必须要去完成自己的课，对吗？他就要用功呀，要要。出现了法喜。 心安啊，尊者说这是好事啊，说明你的修行进步了。这也不是好事，如果你的欲望永无止境的话，你还会再次让自己出现那么舒服的状态。啊，昨天，说，昨天啊，小戴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这些法是的心安。 只是让大家来尝一尝啊里面的滋味啊而已。เนาะทำไมต้องตอกให้เราเอ๊ะทำไมเราจะรู้สึกตัวได้แต่ตอนนั่งยกมือตอนเดินเดินกลมเท่านั้นทำไมเราจะรู้สึกตัวใตตอนไปทานข้าวตอนอาบน้ำตอนเดินไปที่อื่นทำไมจะไม่ได้ไหมมันบางทีความหลงมันหลอกให้เราอยู่ในท่า 我们现在就像啊，坐上了一条去寻找真理的列车啊。那么这一班火车呢啊，还有很多车站啊。那么不管某一站风景。 多么的美好，你都不能下车。你下车了，就再也摸不到头了。หรือแม้แต่บางทีตอนนอนถึงเวลาจะนอนแล้วมันก็ไม่อยากนอนมันอยากภาวนา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ทั้งวันทั้งคืนแล้วก็ไม่ถึงกับโผล

整个人身体轻轻的，啊，头脑非常的清晰，啊，所以说，那啊，既然你这么喜欢快乐，我就告诉你，前边啊这条列车如果继续往前开的话，前边还有更多更多美丽的风景，啊，所以说得吸引他一下，不然他不愿意出来。 还有更多更多美丽的风景，要不要去看？啊，要。好，现在赶紧上车，继续往前走。แต่บางคนไปนอนไม่หลั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ดมาก ก็อยากไปตี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เนาะอย่กไปอยากไปบังคับให้มันหลับก็ไม่ได้ ก็เห็นแต่ว่าเออมันจะคิดก็เรื่องของมันเราจะรู้สึกตัวไปนะมันยังไม่หลับก็เรื่องของมันจะรู้สึกตัว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ไป 但它就少。但如果我们以一种思考、以某种方法来表达，它就多。它就多。嗯，那么讲到境界，讲到精进修行，啊，讲到不要这些境界，啊，这就还是再次重复昨天的话。啊，所有的学员都包括在内，不管啊出现任何。 境界啊，还是那句话：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再好的境界都一律不要啊，我要往前走。ก็คนภาวนาไปมันคิดมากมันสงสัยมันนังเลใจต่างๆความคิดเกิดขึ้นมากมายในสมองที่จริงมันดีที่เรารู้ว่ามันมีความคิดแต่อย่าไปตรงกับความคิด 没有啊，一部分人啊，没有出现法喜，没有出现心安啊。啊，作者说如果问他的话，好不好呢？作者说最好的啊，最好的，因为出现了法喜、心安的人，就会一直希望再次出现啊。那当他不再次出现的时候啊，他就拼命的去找。 要找回那种感觉啊，那么拼命的找，肯定找不到。心不宁静，怎么出现欢喜心安呢？这时候他就又觉得很苦。哎，我们在开车的时我有问菩萨开什么？哎，很多我们咪开开来，有问菩萨，他讲啥，咪多不顺。 ดูความคิดดู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างๆนาผ่านไป เราเป็นแค่ผู้ดูอยู่ข้างๆอยู่ในที่ที่ปลอดภัยให้สติมันตั้งใจเลยก็จะเห็นสิ่งสิ่ลต่างๆรื้นผ่านมาผ่านไป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อยู่บนพื้น้าทข้างหนน每一种真心境界的出现啊，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啊，是对对真实的啊，这个 所以说，个人认为，他说个人认为是最好的啊，一个正常的人没有起起伏伏啊。但是啊，所有的法喜和心安是支撑每一个修行人啊几十年啊一生又一生啊走下去的最大的动力。那么啊，也有法喜心安的人，好，不理 没有发起进来的人也好啊，继续好好的活着一下。หรืออะไรอุปมา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คล้ายๆ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ยืนอยู่บนป่าก็ได้นะดูกระแสน้ำที่มันผ่านไป ดูเรือที่มันล่องผ่านไป ดูเศษต่างๆที่มันผ่านไปในบริเวณในน้ำนั้นแต่เราไม่ได้ต้องไปโจมกับน้ำเราอยู่บนป่าอยู่ที่ที่ปลอดภัย 究竟大的嗯，那么说来说去啊，不管有的人还是没有的人，所以说重点在于你执不执着呢？啊。有的人不执着啊，我有过还要有；没有的人不执着，哎，别人都有我没有。 如果都不执着的话，这条路才是正确的。แต่เมื่อไหร่ที่มันขาดสติมันเผลอไปนะเผลอไปจม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คล้ายๆ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เผลอไปตามถนนเผลอไปตามแม่น้ำแล้วก็ถอนกลับมาขึ้นฝั่งใหม่ขึ้นบกใหม่อันนี้ก็คือสิ่งที่เราได้เราห้ามไม่ให้มันไม่เผลอไม่ได้แต่ที่เราได้คือเรากลับมาได้ 很多的啊，这个浅浅的啊，这个定跟心安的出现，是因为专注啊，是因为专注。作者讲到专注就是太紧，太紧就会出现刚才以上讲的这些。那么，有的人再紧下去啊，他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定，但是。 他整个人紧绷绷的坐在那里，心是紧绷绷的，然后不断的在压自己的念头，因为他的念头很多，所以他很紧张，怕他跳出来。就是说，像警察捉小偷一样，在门口看着，只要你一出来，就把你捉住。就是说，这是完全错误的方法。我们每天都在告诉大家，放轻松。 轻松啊，来了知道来了，走了知道走了，啊，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紧，一定要放轻松。การที่กลับมาได้บ่อยๆนี่แหละคือนัก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นะแต่ถ้าเราเห็นตั้งจิตแช่แช่ไว้ประคองไว้ประคับไว้ไม่ให้มันไม่ไหลไม่ให้มันไม่คิดอันนี้คือการที่เราไปเพ่งไว้นะแต่การที่ ไหลไป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ตลอดไหลไปกับอารมณ์ตลอดก็คือการที่เผลอไปเนี่ยขทางจะโตมีสองทางเพ่งไว้กับเผลอไป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สิ่งที่เราทำได้คือรู้ทันรู้ทันตอนนั้นมันเผลอไปแล้ว ตอนนี้มันเพ่งไปแล้วจิตจะกลับมาเป็นปกติอยู่ตรงกลางนะ在用功啊，是为了要学习如实 真实的知道事实真相，那么事实真相就是念头来了，一会儿念头又走了，所以我们在认识事实真相的过程中，不会因为念头来了而讨厌它，我要捉住它，我要畏惧它，我要收拾它啊，也不要因为念头走了啊，就开心的不得了。 地图一来就要收拾人家，收拾不了就责怪自己。你那么笨，你怎么修的那么不好啊？你怎么状态这么差？一直在责怪自己。一走了就开心的不得了。哎呀，看我多厉害，把他给赶跑了啊！就是说来了没有责怪自己，走了啊也没有因为他的走而开心。 我们要学习的是来了，如实的知道它来了；走了，如实的知道它走了。然后轻松的回来，回来，不停的回到躺下的凳子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 那有的人是面无表情，就很紧、紧绷绷的、怕的；还有部分人啊，非常的放松，啊，放松到已经。 有点放逸的程度啊，完全提不起决心，想说话就说话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所以说，虽然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呢，他并没有下来看，但是他们在四楼，在楼上啊，一直啊在注意大家。那么啊，有决心的人。 不断在进步的人，会看到他一天一天很明显的变化。那从第一天进来的时候啊，非常的啊，真的认为是不拘小节，到啊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不停的、不断的啊，越来越啊，可以照顾到自己，也可以照顾到其他人的情绪啊。那么每一行。 啊，一举一言一行都会非常的啊啊谨慎小心有决心啊，那么这就是希望看到在今天啊第五天啊第五天啊，李了啊可以看到大家有很明显进步。然后二八年。 ก็เราจะจับสภาวะอาการอะไรก็พอรู้สึกตัว จิตมันเป็นปกติ มันไม่สุขมันไม่ทุกข์มันเป็นกลางกลาเป็นความว่างแต่ว่างในการดูแต่ไม่ใช่ไป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ว่ามันเป็นสภาวะที่ไม่สุขไม่ทุกข์มันเป็นปกติมันจำเพราะจิตท่านเป็นปกติมันมีสติคอยรักษาเป็นแบบนี้จิตที่ผิดปกติไปไป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ไปอยู่กับอารมณ์ต่างๆ 有的人说，我前两天啊挺紧张的，在这用功。那么，现在已经啊第四天第五天了，我可不可以啊稍微放松一下？啊，我可不可以快乐一下？啊，不然我太太不舒服了，太紧张。 就是说，啊，不是不让你快乐一下，是太过放松和放逸，无名会来偷袭我们。很多人不懂，就是你贪真痴的念头和你原来的习气，啊，他会叫钻空子来偷袭你的。当他钻进来了以后，你没有决心看到他。 也非常的放松啊。那么他又像左脸讲的一样变成参天大树，这时候你又来不及了。嗯จิตที่มีสติอยู่บ่อยในการตามรู้สังเกตอาการที่เกิดขึ้นกับกายและใจบ่อยมันจะสะสมกลายเป็นกำลังทำให้เราต้องใจวอ๋อที่จริงเรื่องของรูปก็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รูปเรื่องของนามก็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นามแต่สภาว ิตที่ปกติมันก็เป็นสภาวะนะตู้มันจะ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ยืนเดินนั่งนอนนรามจะมีความคิดนึกปรุงแต่งเกิดขึ้น แต่จิตที่เป็นปกติมันก็ยังมีอยู่เห็นอาการต่างๆเกิดขึ้น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ไปเรื่อยๆ所以这个松跟紧，大家要慢慢的去拿捏啊，太紧的人就怪怪的啊，紧绷绷的、皱皱的啊，那么太松呢啊，无名又很 容易啊，偷袭我们啊。那啊，作者说，所以啊，昨天啊，作者说昨天他在注意，大家大部分人都处于很快乐的状态。啊，今天稍微收一收你的快乐，和放纵自己，不要想说话就说话，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里还讲到，不要想问问题就问，你在问之前，你有没有提起你的决心？啊，不要想说话就说，你有没有提起你的决心？看看啊，你是否又掉在念头里？你是否缺少决心，又做出了这样那样的一些啊，跟禅期不相符的一些行为？所以。 特别说提醒大家啊，不要不要念头里，不要有那么多问题。你现在需要好好、老老实实用功看自己。那么希望今天看到跟昨天不同的一个景象。嗯，别漏，别别漏，别漏，别别漏。哎，不知道搞那点忘了，别漏可恶。哎，加油，兄弟，那个别别别漏。 ไม่เป็นเป็นต้องเป็นโลกกับเรื่องของรูปก็ได้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เลือกได้เมื่อไรที่ขาดสติก็เป็นทุกข์เป็นกับรูปแต่เมื่อไรที่มีสติท่ถึงก็ไม่ทุกข์มันก็เราก็สามารถเห็นว่าอ๋อมันมีสองทางเลือกถ้าขาดสติก็ไม่เป็นทุกข์กับเขาถ้ามีสติก็ไม่เป็นทุกข์กับเขาแล้ว那就是说哪来那่多的问题？ 有问题的人都是现在念头里的人，啊，活在当下，不理他，自己的问题就能一一的解决。啊，就是讲到啊，很多的啊学习《通祖坛的出家人都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什么样的呢？说自从学《通祖坛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小参过。 不是不让大家问问题，对是对？说是要大家看到自己的念头啊，德罗波常常会想，脑袋里面都是垃圾，都是乐色啊，你看不到你用陷在念头里啊，为什么出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小菜过？对不对？说你活在当下，你不要陷在你的念头里。 那么你就没有问题。每一个当下，当下，每一个提起决心，就是最好的答案。你现在念头里越陷越深，你找不到答案，你必须要找一个人回答你的问题。啊，那么如果你回到当下，没有去理你这个念头的话，让它自生自灭，你的心里就没有那么多的苦恼了。 เช่นความคิดเกิดขึ้น ความรู้แรงเกิดขึ้นโลภโกรธไม่เกิดขึ้นก็แล้วแต่สุขทุกข์เกิดขึ้นก็แล้วแต่อ๋อมันเป็นสุขมันเป็นทุกข์กเสติยึดไว้ แต่ถ้าเราเห็นมันผ่านมา่านไป มีจิตตั้งมั่นแค่ดูก็ดูความคิดเกิดขึ้นอ่ามีจิตหนึ่งมาดูอีกส่วนหนึ่งมันคิดไม่เอาตัวไม่เอาตัวกันไม่เอามาปรุงวมกันมันก็เกิดอาการเกิดขึ้นเฉยๆ 那有的人就会跟说，尊者，那你刚刚学习啊，动起来的时候，小三，你遇到问题了怎么办？就是说，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有有烦恼，只要烦恼一来，只要还会去执着，只要遇到一些事情还会起心动念，就是自己的问题，自己没有活在当下，那啊，就。 仅持着这一点啊，一直修到了今天。不管出现任何的烦恼问题，都不理他，回到当下。当下，就者说当下，才是最最真实的生命啊！不管落在过去的还是未来的念头里，都是被骗了。 มันตกไปในกฎของไตรลักษณ์นะก็คือมันมีแต่ความ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เกิดขึ้นไม่มีอะไรคงทนแน่นอนตลอดไปมีแต่ความ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ไป มีแต่ความเป็นทุกข์ทุกข์คือสภาวะที่คนอยู่ในอาาเดิมไม่ได้นะมันต้องมีการเกิดขึ้นตั้งอยู่แล้วก็ดับไปนี่คือสภาวะความเป็นทุกข์แล้วมันก็เป็นไปตามเหตุตามปัจจัย ไม่ใช่เป็นปัจจัย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ต้องการจะให้มันเป็น ไม่มีใครต่างการนะ 有问题都不问了啊！啊，那有一些紧急的、重要的问题啊，还是可以问啊。那我考了，掌握好技巧了，回去才可以通。所以说，他讲这些啊，是希望啊大家在今后的啊啊所有的今后的全部的修行过程中，能够树立一个正确的知见啊，不会被啊自己的一些疑惑。 或者烦恼念头啊，搞得苦不堪言啊。所以说，你自己有没有烦恼，你清清楚楚啊。你自己遇到事情还是不是会起心动念，你清清楚楚。这个事情你不用去问别人，你去找你的老师问，我进步了吗？老师一样的问你，你有没有烦恼啊？如果你有烦恼，说明你还要再去用功，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啊。 那么，同样啊，讲到这个的时候，作者说，就讲到有些人学一段时间，会认为自己很棒，自己开悟了。啊，作对着说，你开没开悟，你自己知道。啊，你还会有烦恼，那你肯定没有开悟。再提问，的。 เดินสบาเป็นในอาการที่นี้นะเข้าร่องนี้มาจิตมันจะเกิด เรียกว่าเกิดปัญญา เห็นความจริงของทุกสิ่งทุกอย่างของรูปของนามของจริงทั้งภายในทั้งสิ่งภายนอกมันมีสภาวะอาการที่เป็นเช่นเดียวกันเป็นเช่นเดียวกันเมื่อจิตมันยอมรับอาการเป็นเช่นเดียวกันนี้ได้มันเป็นปกติของมันเป็นเช่นนั้นได้มันก็เกิดปัญญาในการไม่ยึดถือไม่ยึดมั่นในสภาวะต่าง 那啊，尊者说，他曾经啊见过他的老师啊，就是我们碟片上看到的那位长老啊。有人去找他小三，啊，那么当啊去小三的人把问题啊用了将近二十分钟才阐述完以后啊，长老只说了一句话啊：活在当下。 飞回去了。啊，那尊者远远的啊看到了啊这个过程，啊，那我们小对者说，啊，他清楚的明白了，啊，所有的问题疑虑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会活在当下，我们又掉到自己的念头里去了，啊，我们每次掉到自己的念头里。 总得有个人提醒我们，我们才能出来。那么，尊者说，啊，虽然我们还没有回到生活当中，但是他首先提前提醒大家，啊，不管你遇到任何问题，你又掉到念头里了，啊，你先出来一会儿，好好的用功安静一会儿，啊，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旁观者清。 你安静一会儿，让自己从纠结的、纷乱的念头里出来一会儿，啊，你会发现你有意想不到的啊答案，在你出来一会儿之后，自然而然就冒出来了，而且这个是他人形象的。常常在他出来一会儿用功进行的过程中，突然答案自己就冒出来了。 而且比之前更加清晰，更加明白。จิตมันก็จะพิกมันก็จะเปลี่ยนนะ เปลี่ยนจากสภาวะที่เรียกว่า เคยโลภโกรธโลภเคยทุกข์เคยทุกข์มันจะอยู่ในสภาวะอากที่ปกติแทบไป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ไม่จะมีสิ่งต่างเกิดขึ้นมาว่าแต่จิตก็จะเป็นปกติได้ไม่จะมี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หลงแบบตั้งนะหลงแบบนิดหน่อยก็ต้องกลับมาได้เพราะว่า มันเห็นได้ว่าที่อยู่นะที่พึ่งที่แท้จริงก็คือสภาวะที่ไม่ทุกข์หรือความสภาวะที่ปกติเนี่ยเป็นที่พึ่งมันเห็นว่าถ้าไปอยู่กับพึ่งอย่างอื่นมันทุกข์นะเป็นทุกข์มากทุกข์น้อย ก็เป็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มันจะกลับมาหาความเป็นปกติของจิตได้ได้เร็วกว่าออแต่่่วาในีงย那么在这个่程中，同样啊是啊还是要拿捏好这个松跟紧。 就是说，大家如果会听的话，知道这一节课我们在讲，所有的在讲的东西都是送给自己在那啊。当你在世界遇到啊他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可能啊怎么叫你啊？做手的动作你就做不上来，因为你现在这件事情，里，我不想不行啊，我不思维不行，我不解决不行。 我现在完全手抬不起来啊，所以说还是要慢慢来，也不能强拉硬拽啊。其实啊，也可以啊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吹吹风啊，看一看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时间点的话，就是公园呢，啊，看看风景，让这个心稍微的平静一些啊。然后你如果能轻轻的掰一掰手，捏一捏手。 自己暂时回到当下啊，那么啊，你会有更好的答案，而不是让自己陷在里面、掉在里面。这里用的词是沉浸在里面，沉浸在那个痛苦啊里边啊，那你怎么都找不了答案，还是要想办法啊轻松的出来啊，让自己安静一会儿。 所这种动作进行一会啊，这时候你的问题会有意想不到的答案。มีคำถามหาบางที่พวกเราถามเมื่อหลายวันก่อนบางทีก็เรากลัวกลัวว่าถ้าโรคโวดหลงมันหายไป ชีวิตมันจะจืดหรือมันจะเกียดค้าอันนั้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คนที่ไม่รู้จักสภาวะปกติมันมีแต่สภาวะที่เอาอาศัย พลังด้านลบนยโลภโกรธหลงมันเป็นแรงผลักใน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ในการหาเงินในการทำอะไรต่างนั้นเป็นสภาวะเหมือนเอากิเลสมันเป็นตัวผลักแต่ถ้าเราก็ถึงภาวะปกติแล้วอ๋อการไม่มีสภาวะแรงผลักด้านลบนี่ะมันดีที่สุดแล้ว เพราะว่าแต่เราสภาวะแรงผลักด้านบวกมาทำงานแทน เอาเมตตาเอากรุณาเอาอุเบกขา เอาปัญญามาทำงานแทนมันสะดวกมันสบายกว่าเยอะ 是啊，一些不喜欢啊贪嗔痴的念头的人啊，他们想拼命的处理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啊人呢，是啊不理解说，如果人生没有贪嗔痴恶，但是没有了动力啊，没有了快乐啊。或者说啊，这一部分人呢，是因为他还没有尝到。 活在当下的甜头，啊，还没有啊尝到活在当下的那种自在，啊，还没有啊经历过啊，那么就跟大部分的啊，这人们则是业障众生一样啊，觉得那种啊很刺激的啊，人生中追求名跟利的这些东西。 才是真正的啊，快乐啊，这边说还有还是苦的不够啊，那再苦一点可能就醒过来了。那么不管啊啊是苦的够还是苦的不够啊，好好的回到当下啊，至少现在你的脑子是清晰的啊，来练习一下啊，来试一试，看看这种状态。 跟那种啊，在名利啊追求名利的过程中获得的快乐是否不一样啊？所以说，他个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啊比修行更快乐的事情了啊。这种快乐是做修行的人做梦啊都想不到的，都体会不到的。 啊，由思考得到的啊，那完全不能用语言来表达。สังเกตไหมในสังคมทั่วๆไปนะจะเป็นสังคมมนุษย์สังคมสามว์ก็ดีเอา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เอาโลกโกรธมาเป็นตัวนำหน้ามันเกิดปัญหาต่างๆมากมาย不管是啊哪一位啊，只能说啊提醒在座的学员们。 你试想一下，啊，你人生中是快乐日子多呢，啊，还是痛苦的日子多，还是啊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的日子多呢？啊，那我也可以告诉大家，你觉得非常快乐的日子，只占你人生中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啊，大部分时间是不快乐和不快乐也不痛。 这样的日子，啊，就是说，所以啊，在佛法看来啊，这种追求名利财是色的日子是不会快乐的，只是痛苦减少一些，大家错误的认为那是快乐的。啊。 เราใช้เมตตาสรุณาอุเบกขาเอามาใช้กับตัวเองเอามาใช้กับคนอื่นมันก็เกิดปัญหาน้อยที่สุดหรือว่า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อะไร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เราทำให้ตัวเองไม่ทุกข์มันก็ทำให้คนอื่นไม่ทุกข์ไปด้วยนะเราไม่สร้างปัญหาให้กับตัวเราเองเราก็ไม่สร้างปัญหาให้กับคนอื่นด้วย มันเป็นสังคมที่เรียกว่า เอาธรรมะเป็นตัวนำหน้ามันก็เกิดปัญหาเกิดทุกข์น้อยที่สุด จะทั้งไม่ทุกข์ไป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生啊，才是我们讲的快乐的人生。啊，智慧的人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啊，也不会一直让自己陷在痛苦中。啊，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自己不苦，他也不会让他身边的人啊陷入到痛苦中。 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生活是自在的，啊，是清晰的，啊，是谦卑的，啊，这是我们讲的最最美好的人生。อย่างคนกูจะเจ้าท่านรู้กันมาแล้วท่านก็อยู่นะไม่ได้อยู่แบบเบื่อโลกแต่อยู่แบบช่วยโลกนะอยู่แบบเพื่อสอนคนศาสนา ให้ค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กข์ไอ้นั่นพลังเนี่ยมันเป็นพลังที่มันยืนยาวกว่า แม้ตายจะตายไปสองพันกว่าปีนะ แต่คุณงามความดีคำธรรมะที่สอนอยู่ที่ยังสืบทอดต่อกันมายาวนา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บการสร้างวัตถุสิ่งของซึ่งก็มีเวลาที่พังเสื่อมสลายไป แต่ธรรมะยังคงอยู่แล้วก็สืบต่อไปได้คงคนได้ยาวนาน一个 也会给别人找麻烦的人啊，他啊会是很慈悲的啊，他会啊慈悲啊喜舍啊，他会看到一些难的人啊，他会有这样的念头想去帮忙他啊，所以说这可能也就是我们在。 中国在北传佛教讲的菩萨啊，所以就是说啊，不要啊啊去一味的迷一些神奇的东西，真正的活菩萨就在大家的身边。这样的人很多，尤其在寺院中啊。那么有这样的心，啊，有这样的慈悲心，去帮助别人。 有这样的喜始心啊，去帮助别人，一个又一个活菩萨在你的身边啊，你不用去膜拜啊，一些看不到的东西，好好的向这些身边的活菩萨学习，所以说再次赞叹我们这一次每天为大家最早起床、最晚睡的辛苦的法工们。 เฉพาะพระอรหันต์เท่านั้น พวกเราทุกคนก็มีสภาวะความเป็นพุทธะมีในตัวทุกคนเพียงแต่ว่าเราไปใช้มา หรือว่าเราไปดูมาเท่านั้นพวกเราถ้าเรามีสติเป็นได้ทุกคนตดสภาวะพุทธะในตัวเราก็มี แต่ถ้าใครขาดสติไป ก็โลภโกรธหลงมาแทนที่เนี่ย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เลือกได้นะทุกคน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ได้นะมีเคือเรื่องอ่าเราเรื่อง 在佛法上有体悟的人啊，他是不会吝啬和小气的啊，他是会满心的啊欢喜的啊，去希望把他知道的东西告诉更多的人啊。那么看到现在念头里面痛苦的人，他们啊心里啊是会很希望能帮到大家。 那么啊，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些啊，在接下来几天的日子里面啊，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好好的、老老实实的用功啊，不讲话啊，不放逸啊，也不要太紧绷。激动。 ไม่เหมือนของอื่นนะยิ่งใช้ยิ่งหมดแต่สภาวะธรรมะยิ่งใช้ยิ่งมีมากยิ่งใช้สติยิ่งเกิดสติมากยิ่งใช้ปัญญายิ่งเกิดปัญญามากยิ่งใช้เมตตา เมตตาในตัวเราในสัพพสัญญาก็ยิ่งมากขึ้นสภาวะธรรมะยิ่งใช้ยิ่งมากไม่เหมือนของภายนอกยิ่งใช้ยิ่งน้อยลง修行路上最难最难的问题就是 我执我大，啊，有些人在世间啊，自以为是，我执我大，他自己看不见他自己；啊，还有一些人到了寺院里啊，世间我执我大一点没减少，跑到寺院里面啊，修行的队伍里来法执，啊，那么不管我执和法执都非常的可怕。 我要在你不断的用功看你的身跟心的过程中，多去体会，没有一个真实的你。如果是你是一个真的你，你为什么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身跟心呢？ ทางนี้แหละจะช่วยเราไม่ทุกข์ช่วยคนอื่นไม่ทุกข์ได้จริงนะจะไปหลงจิตกับด้านบวกด้านลบด้านสุขด้านทุกข์อะไรต่างๆ那啊，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啊，我们的法工啊，那么辛苦从早到晚帮大家忙啊，他们的我执我大很小啊，如果他的我执我大很大，他不会。 要万，要买万，啊呀，要不去买药，一天从早到晚要跑出去多少次？早上最早起来，晚上最晚睡觉。啊，我们要修到这样，这个心是打开的，啊，或者说心是慈悲的，啊，心是谦卑的，啊，可以啊上，可以下，啊能上能下，啊，做什么都可以。 特也提到上一次我们在北京的山西，是一位女中学员，每天给大家洗厕所，然后还没有水，黄金满地，她每天还是手到下手去掏。啊，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吗？啊，一个女中每天走到女厕所和男厕所里去掏大便。 心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这个人的我执我达到了极点，别说靠大便，走到门口他都不愿意。สภาวะจิตที่เป็นปกตินี่แหละมัน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แก้ทุกอารมณ์นะในการภาวนาไม่ต้องกลัวติดอารมณ์อะไรนะวิปัสสนุวิปัสสนาอะไรก็แล้วแต่เนาะมันกลับมาได้ถ้าเรากลับมาหาความเป็นปกติตรงนี้ 是你的眼跟看出去看到了，你的鼻子闻到了味道，加在一起，你的认知是它是脏的。我想说，但是它从哪里来的呢？它是脏的，那你的身体也够脏了，从你身体里出来的，对吗？所以我们这个眼呐，眼耳鼻身鼻舌。 不一定是对的啊，可能说好一言之大变。เนี่ยเราจะมีความสตัว เป็นเพื่อนเป็นอะไรที่ของเราแม้เราจะเับพโอไปนะกลับไปที่บ้านที่ทำงานก็จะมีความสึกตัวนี่แหละเป็นอาจารย์พวกเราตลอดด้วย 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ะไรเรา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จะอยู่แบบนี้ได้ตลอด แต่เราจะกลับไปอย่างไรถึงจะมีสติ มีปัญญามี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ที่เป็นตัว 就是说，啊升起一种感恩的心，啊那么感恩的心啊会让你的我执大越来越小，懂得感恩，啊懂得恭敬，啊懂得啊去感谢别人，啊那么你的修行才会不断的进步。 ทุกสิ่งอย่างมาเป็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ทั้งนั้นนะเรียนรู้นะ เพื่อให้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ไม่ได้เรียนรู้เพื่อที่จะหลงไป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นะเป็นการเป็นทาาผ่านนะแต่สุขก็ดี ทุกข์ก็ดี ความคิดก็ดีความง่วงก็ดี เป็นทุกอาการที่เกิดขึ้นกับทุกคน ไม่ใช่เกิดแต่เราคนเดียว แต่เราจะผ่าน เราจะเปลี่ยนมันได้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นี่ย เป็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เพื่อฝึกหัดอ๋อ今天啊可能 出现第二个阶段的昏沉啊，先提醒大家，有的人啊第一天、第二天昏沉，然后好了，第三天不昏沉了。但是从今天，有的人明天会出现第二个阶段的昏沉，做好心理准备啊，就得说不怕啊，昏沉也不怕，不昏沉也不怕啊，念头多也不怕，念头没有也不怕，什么都不怕。 不要一直掉到这些啊来来去去的东西里面去思维它。啊。你现在需要的是好好的培养你的决心，啊，你好好的培养你的觉知，啊，让你的觉知力能够不断的增强，唤醒你本有的决心。那那那你说公，我如果那到不礼拜，会考虑那个。 刚才讲这么多，啊，是希望能够啊，帮到大家，能够成为在座的每一位的最好的朋友。啊，那今天啊，大家啊，继续继续努力啊，用脚话啊，好好的保持住。 心中已经你的决心，或者说你发现这一段生命真的是那么的美好。今天就讲到这里。